知子其叔来，故堪后乐惊。南乡子，晏基道，故堪。 经，心有余力，香的信南香子，月下雁惊露，孤琴。 南飞，万道行人雁后归。